高速摩托鸣笛开道，可以的。快快快！拍视频发微博。严贤，你开稳点儿，别那么着急。不能慢，对方开口就要两亿赎金，不像是绑架。万一那帮傻逼真的要不到钱就撕票呢？报案的夫妻是开小公司的，两个亿不可能一时半会儿拿得出来。你自己也说了，能拿得出来的全市不超过五家，绑匪应该会第一时间周转。狗丽发过来照片你也看到了。 那么大的出血量，人质活着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。那件 T 恤上染的是动物血，动物血。嘉庭，你光看照片就知道那是动物血。我只是行为逻辑推测，暂时没有实据。行吧。 你把帽子和口罩戴好，到了市局去我办公室等着。零食点心在抽屉里。哎，没事，别往外跑，万一被人看见，我可救不了你。哎，你就不能先让我回去吗？不能。晋江文学城，淮上原著，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。 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二季第一集。严哥，嗯，半小时前分局刚把情况报上来，报案的是一对夫妻，男，申德，四十三岁。 女印金蝶，四十一岁，他们现在都在会议室了。魏副局长到了。嗯，案子具体什么情况？啊，失踪的是两人的独生儿子申小齐，今年十五岁，刚中考完，跟同学出去郊游。最后一次跟父母联系是昨天晚上。今天上午十二点，申家夫妇接到绑匪电话，说申小齐在他手里，要家长交两亿赎金。嗯，绑匪电话定位了吗？呃，暂时没有。 那边是网络不好，黄主任正在带人查 IP 定位服务器，有没有绑匪电话录音？没有，报案人说一开始还以为是诈骗，回过神来差点当场心肌梗死，谁能想起来录音呢？确定不是有人恶作剧，或是什么新的诈骗集团？这就难说了。申德接完勒索电话以后，立刻给他儿子打了过去，但申小琪的手机一直关机，到现在都没有消息。 绑匪来电话，恰好失踪者关机。岳父，岳父，嗯，沈小杰的手机开机了。什么？走。怎么没电了？为什么不带充电器？沈小杰，你知道爸爸妈妈多着急吗？啊？你们怎么不去问我同学啊？我们都在一块儿。妈，勒索两亿你也能当真？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啊？你随便关机还跟我犟嘴？行了吧。 我们活动完了，马上就回家啊！别担心了。喂，喂，臭小子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警察同志啊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平时生意忙，跟他同学都不熟悉，这一出了事，我们只想着赶紧来报警。我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孩子没事就好，第一时间想着报警。 这也是对我们工作信任的体现嘛？呃，小宋到，你带他们去办公室做个笔录，签个字就没事了。是魏副军，申先生、申太太，请跟我来。哎，好。哎，警察同志，麻烦你们了。这孩子太不懂事了，你看。哎呀，两个亿，未成年绑架杀人。 哎呀，我还以为今年的集体一等功本了呢。魏副局，难怪您老来的这么快。臭小子，哎，严邪，怎么了你？穿着人模狗样、花枝招展的，我还是觉得不对。哪儿不对？说不上来，但感觉处处都透着诡异。哎，你们刚才亲眼看见申德给他儿子拨电话的。 那还能有假？我搞刑侦都那么多年了，这点心机还用你教我？两个亿呢？我看你长得跟那两个亿似的。别发呆了，走吧。哼。哦，对了，我听方正红说，上个月在化工厂解救人质那天，你突然擅自离队，一路飙了几十公里的车。 还跟犯罪分子短兵相接了？方支队不好好看着他的禁毒支队，我打我小报告干什么？看我不顺眼？就你这整天搔首弄姿那样，谁看得顺眼？我正准备相亲去呢，市局一个电话打过来。得了，本来聊得好好的，顺理吹了。我都没抱怨市局毁了我的脱单机会。臭小子，你踹我干嘛？我早跟你妈通过气了，你看，弟妹。 市局紧急大案，我得把小严叫回来了啊！叫吧叫吧，今天相亲的闺女儿又把他给拒了，没用的玩意儿！我跟老严啊，决定把这废物儿子回馈社会了。我去，这……哎呀，你妈真是你亲妈呀！得了，你就地解散吧！啊，哦，我回趟办公室就走。 这么说，案子已经退回分局了。嗯，让分局继续追查电话 IP 和学医招聘来源，看能不能抓到那孙子。过俩月，给大家伙解解恨。这事有点奇怪。嗯，哪儿怪？如果是诈骗，赎金额度太大，而且申小琪很快就重新和家人联系上了，揭穿的未免太容易了。如果只是恶作剧的话。 感觉又过分精巧。怎么说？即使是你被绑架，赎金最多也就两千万左右。再多的话，第一很难带走，第二家属肯定会报案。像申小齐这种家庭，比较容易拿到手的应该是两百万。只要确保人质安全，他父母选择不报警，交赎金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。所以你的感觉是？ 两个亿，倒有点像故意引起警方注意似的。引起警方的注意？为什么？心理推测而已，我又不是绑匪。哎，等等，你在手机上看什么呢？微博。这照片上明明是我的车。对啊，所以你自己看看。恭喜你红了。实时热搜，惊爆。 建宁街头，交警为豪车开道，闹市飙车，也不用的。而也不是政府机关。建宁富豪，这是哪家的小呀？内？消防车都没他开的快了，前开什么破大奔呢？开一布加迪威龙，绕着省政府飙多好。我，我这，别理他们。你的车不破，重点不是车破不破好吗？重点是你不会真有布加迪吧？我有啊。哎。 你要吗？可以啊，就当屁礼呗。别，钱留着车热搜吧。哦，对对对，还得找人车热搜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别啰嗦了。这事儿啊，我看心情吧。哎，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，做事儿还莽莽撞撞的啊？因为超速上热搜，你怎么不上天呢你？哇，生你还不如生块叉烧呢。 跟你多说一句都气得我胃疼，挂了。你逗他干什么？就不能直接告诉儿子，你已经找人压下来了吗？我就不，真不如一块叉烧，好歹还能切了吃肉，浇上鸡蛋还能做芙蓉饭呢。哎呀，别研究怎么吃叉烧了，还是先操心正经事儿吧。咱儿子。 看上了一个开 KTV 的，按你儿子以前的口味啊，腮帮削得跟蛇精似的，他都能闭着眼睛说人没整容；腿劈成两米，他都能一口咬定是基因。审美眼光天生低，怪你还是怪我呀？再说 KTV 怎么了？人家那叫职业女强人，看看人家的打扮品味，下一代基因改良就靠儿媳妇了。餐厅经理还说这姑娘名花有主了。 名花虽然有主，我来松松土嘛。哎，你看看人家的照片，偷拍都这么好看，这儿媳妇儿真是太让人满意了。咱儿子要是决定去松土，我支持他一把二十四 K 镀金铁锹。我还是觉得今天的相亲那个房地产集团姑娘好，知根知底儿的。老爷，哎，你儿子十八岁时。 我觉得他配公主都绰绰有余。二十五岁时，我觉得他差不多找个好人家姑娘就得了。到了三十岁，我可怜的要求已经降低到了女的活的年纪比我小就行。唉，现在呢，我都已经开始自学同性恋婚姻法律问题研究了，我还能要求啥？啊？ 你说我除了能给他买把镀金铁锹之外，还能干啥？哎，老婆大人说的是，老婆大人说得好。哈哈，哎，哼，呃，不过这书啊，嘿哎，留着也没什么用，扔了吧。扔什么？给我好好放书柜里去。我看啊，以后十有八九还用得上。啊。 哟，这不是严父吗？怎么今儿个亲自来买晚餐啊？嗯，还是老规矩，四个肉包，两个小菜，不用。你给我来一碗甜粥，再加俩奶黄包。啊？帮别人带？哎呦，谁能劳动严老大你啊？是女人吧？啊？啊，差不多。看，长得好看吗？特别好看，星星般花。哼。 明明是江婷暗恋我，为什么我要被打发出来帮她买吃的？警察同志，嗯，警察同志，申太太，您二位这是？警察同志，这这是这这个纸箱是有人放在我们公司门口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您您您看看，您看看，这是。 高本清，通知所有人，上午接警的绑架案，绑匪又送来一个纸箱，里面放了一件浸透鲜血的 T 恤，让相关人员立刻就位。明白。血衣、纸箱、封箱胶带，一样都不准动，全部送去提取指纹加理化鉴定。是。请黄主任根据手机号再做一次三角定位，我要知道申小琪到底在哪儿。是，我马上送过去。来个人，去通知金文宝处，叫他们联系申小琪的学校老师，要来这次交流的所有同学名单和监护人信息。 一哥是严哥，要不要跟魏局打个招呼？不，再等等。哎，打电话把满强他们叫回来。是。申先生，还是联系不上吗？是呀。请稍后再拨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老不在服务区啊？哎。 您孩子是上哪儿郊游来着？天纵山，东南边新开发的景区。昨天早上他们到了以后，那手机通话就断断续续的，说是因为山里信号不好。那纸箱是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？具体怎么发现的？下午我们回去以后，然后跟那孩子打了会儿电话，晚晚上我们就就从公司出来就。这样，你们先跟我来。 这话我提前说出来是违规的，但看您这么慌，我就先交个底。那血衣闻起来味道跟人血有点差别，您儿子已经遭遇不测的可能性比较小。真的？好，好，那就好。警察同志，这也能闻出来？哼， <laughs> 有人连闻都不用闻，看两眼就知道是动物血了。目前还只是推测，具体还得等鉴定结果。对了。 纸箱是你晚上在公司门口发现的。是是，我们今天晚上本来有个特别重要的饭局要赶，从公司出来的时候，就看见地上端端正正的放着那个箱子。打开一看就，一哥，你们快来！申小菊的电话接通了。啊，来了。哎，警察同志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喂。喂，爸。你怎么回事？手机怎么会不在服务区？ 信号不好，知道信号不好你还乱跑？不是答应我们绝不单独行动，也不会乱走的吗？不是你说你们旅局和卫福局都不在吗？我的包子呢？呃，包子？哎我操，包子呢？被我放哪儿了？不知道给爸省点心呐！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矫情？得了，我再帮你叫一份。就好好待在旅馆里，一步也不许离开。 活动？什么活动？人家今天白件带血的衣服都都送到家门口来了，你还活动？申先生，啊，开视频。哦哦哦哦，好好。哎哎，我说小齐啊，你你马上把电话挂了，重新打过来，打视频电话。哎呀，让你打你就打，你赶紧的。 爸，现在可以了吧？儿子，儿子，你还好吧？没事吧？啊？妈，我没事儿，这不好好的吗？我跟你妈现在就去把你接回来，太危险了。你这孩子，那都是人家的恶作剧，你们都报两次警了。哎，你你怎么不在旅馆呀？你你那些同学呢？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？哎，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不捡木头 这个年纪的男孩刚考完试，迫不及待想在外面过集体生活是正常的。但看不出什么来。马上回去，看着孩子的眼睛。听见没有？说话就说话，他干嘛靠我那么近呢？严希，你怎么了？啊？嗯嗯嗯。老严，哎，大王，结果出来了。啊啊，这是申小琪手机信号所在地的经纬度。 这是附近地图。走，建宁市东南郊区天纵山，今年初刚开发成旅游景点。这张表上是景区内已经登记注册过的农家乐，还有家庭旅馆等。天纵山据说原始风貌保存得非常好，但因为还没有正式开始宣传，暂时还没成为本地小清新们的打卡圣地呢。不对呀，哪儿不对？还没开始宣传的新开发景区，几个初中毕业的孩子。 为什么会想到要去那里？哎，申太太，申小琪有跟您提过吗？啊，这个我儿子也没提过。也很好理解吧，青少年叛逆期嘛，总想显得与众不同，专门往那些彰显独特品味的地方跑，勉强说得过去吧？说不过去。哎哎哎，怎么说？警察同志，哎。 看我，还没请教您怎么称呼啊？我是音副队的朋友。哼，明明是不想跟我只做朋友。青春期少年虽然叛逆，但炫耀心理也是比较强的。从来没出过家门的孩子，第一站往往会选择网络宣传热度大、知名度高的旅游景点，而且还会发很多朋友圈来吸引眼球。选择天纵山，第一来回不便，第二无从炫耀。 成为初次远足选择的可能性比较小，不过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。什么情况？有人特别想去，并且这个人是小团体的领袖。我们家孩子，呃，打篮球啊，游泳啊，好像在同学中是挺活跃的。嗯，你们想想申小琪为什么要去天总山吧。 能挑中这个时段出手，说明对你们家的情况并非一无所知。也就是说，基本排除普通通信诈骗的可能。这，我们儿子有有得罪过谁吗？干嘛老是赖儿子？是不是？哎，小华，你刚才让我看什么？我怎么眼睛，眼睛，眼睛怎么了？ 你忽高忽低的专业水平，有时候真让我惊讶。 <laughs> 他又贴我耳朵，他是不是故意的？你看，视频背景中树冠明显低矮茂密，不像生长在人迹很多的地方。嗯，不过天纵山景区可能就是这种环境。我更加注意的是，这孩子眼神闪烁，若有若无的避开与父亲对视，同时在说话途中回了两次头。 似乎在刻意留心注意什么东西，他在避开什么？不好说。喂，我觉得这孩子似乎处于一种兴奋状态。当然，哦，知道了，也可能是我观察过细。老严，那件血衣的理化鉴定结果出来了，怎么样，警官？纸箱上暂时没提取出有效指纹，胶带内侧的话还需要进一步的鉴定。至于血衣，不是人血。 而是一种禽类。我看你这反应，禽类指的不是鸡鸭吧？不，是鹰科，有可能是白尾海雕。什么雕？白尾海雕，大型鹰科猛禽，我国一级保护动物。市局的技术只能鉴定出是禽类，我们送到省厅，请陈处长特地关照了一下，所以省厅理化分析室才出了结果。哎，先给林业局打个电话吧。 这得杀了多少只鹰啊！嗯，好。嗯，严哥，不是你的，是申先生的手机在响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，上午那个勒索电话也是这样的，那那个号码乱七八糟，就是这变态孙子。接起来，尽量拖延时间，讨价还价，别让对方挂。大黄，架机器开始追踪，快！马上。喂。 你是？这姑娘五官精致的像工笔丹青，确实美。不过，美的也太死板了。还是怎么？你看我干嘛？ <laughs> 还是警花好看。 响彻云霄之上，波涛起，乘风破浪。黑与白交织，灰色的网，看不清黎明前的窗。